锵锵三人行。 徐老师，这还是头一回见着咱们李爱。你好，你好。哎，你看李爱，这我学个什么新词儿？超萌啊！ <laughs> 啊， <laughs> 那我现在今天来卖萌来了。 <laughs> 徐老师，这文学教授应该经常研究一些网络新词儿。刚学，刚学。啊，问为什么叫萌呢？萌就是可爱呀。为什么呢？嗯，你看那种刚刚发芽的萌，它不就在代表一种新生的，然后小小的，然后什么东西小小的时候都是很可爱的。 一点都不小啊！我脸小， <laughs> 你这大。 <laughs> 他们说，我穿那个跟狗的那个情侣装，那个嗯，就是萌哦，就很萌，很很可很可爱。而且这个他呀，也是养狗，是吧？对。因为这个狗呢，人家李艾今天我们很感动，带伤上阵，脊椎折了，就是没有没有尾椎尾椎啊，尾椎折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坐在一个甜甜圈下面，可能大家你胡说吧，尾椎折了，你还能再坐在这儿？就不能坐，所以我现在下面等于是。 坐在一个像那个游泳圈的东西，中间是挖空的，然后把尾椎给露出来。李艾可以啊，这个对对对，咱们非常支持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谈一个什么话题呢？我本来以为啊，你不太合适，这么萌的一个小姑娘，对吧？但是呢，现在发现呢，这事儿好像还不光只属于男人了，在香港成了一个观影的热潮。 而且呢，徐老师刚刚从这个潮水中 <laughs> 爬出来，这强烈的渴望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laughs> 没有吧？不能这样说，我一点好处都没有，白帮人家做广告。不是，现在我们这边都是拭目以待啊。嗯。肉蒲团呐，哦，三 D 的那个。按说一个三级片儿，说起来是有点色眉大眼的。嗯。但是为什么这次这宣传感觉这么强势呢？这也搞不懂。徐老师先描述一下香港的。 盛况啊，这样来说吧，香港的那个这种色情影院吧，近年来是走的非常示威。职业的专门放色情片的影院啊，因为录像啊、DVD 的普及的，还有有线电视随便可以点播呢。嗯，所以那些影院都关了。所以最近前一阵好像关冲什么地方，最后最后一家都关了，就这个行业显然就已经没了。嗯，可是这次呢，很奇怪，这次一个一个三级片啊，肉蒲团。 变成了一个公众观看，就是说，他一般来说，在在香港也好，在海外也好，三级片呢，呃，都是男的看的，嗯，很很少有什么就怕拖的男女啊，星期天一起去看一个 <laughs> 三级片。我我打一下啊，就是这个三级啊，是不是并不一定指的是色情？比如说有些暴力的对对也被划为我我讲的不不恰当，我应该讲色情片。 啊，应该色情片，三级片呢有很多，就是严肃的电影也是三级片，非常纯文艺的也是三级片。嗯嗯。但是这种呢，你也不能一定说它是色情片，因为它也打着文艺片的旗号，它也说什么，而且而且《肉蒲团》呢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文学名作。嗯。这个哈佛的教授海南啊，美国的研究，他认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看徐老师为自己看找理由。哎，不，这个而且他们考证出来是说是李渔写的。 啊，有这种说法，有这个说法。那么至于这个小说的文学价值到怎么样，咱们姑且不论。但这部电影呢，的确形成了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可以正大光明的进去看，而且场子里边一半是女的。我反正就挺有兴趣，特想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打的其实我觉得最吸引我们的是三 D。你说现在如果要去电影看。 看，买票看电影的话，你无非要不就是大场面、大制作，因为在电影院那个大屏幕有那效果，回家看 DVD 没劲，才会去电影院看，要不就是 3D。那现在肉蒲团他打的旗号就是 3D，我们就很想看看色情片 3D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实际实际上的感觉呢，我告诉你非常 <laughs> 扫兴。是不是感觉就在你眼前呢？No No No。实际上的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看 3D 的电影呢，多数是卡通。 我以前看的三 D 啊，比方托这个玩具故事》第三集，对啊？嗯，那倒是。所以我一戴上那个眼镜呢，就有一个看卡通的感觉， <laughs> 所以那个三 D 的效果很差。就是说，色情的场面哈，一点不色情，整整个像一个卡通，而且真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而且呢，假。你知道这个中国人拍的色情片呢？ 它里边有两个是中国女女星哈，有两个是中国。 都是假的嘛，做的很很假，东西身上东西都是假的，不不不，身身身上东西真假我不知道，有的看上去也像假的， <laughs> 睡下来像个山峰一样，这 <laughs> 咱不知道啊。但是整个这个感觉很假，请了两个外援，两个日本的 A V 的，稍微真一点的是他们演。你要是看过之前的《金瓶梅》呢，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我就感到咱这个中华汉族吧，咱们不能说中国吧，就汉族啊。 呃，女的哈不适合于拍就是那种风格的 A V 片，就是不会打真军，就不会真的做，所以感觉上呢就是很夸张，就是就是一里哇啦乱叫， <laughs> 反正一点都进不了戏。嗯，里边找了两个稍微厉害一点的镜头是日本人演的。 <laughs> 还是日本人，所以这种时候总是请请日本外援的。日 <laughs> 日本多扎实， <laughs> 日本日本就这个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个。但是我要去看这电影的话，我觉得首当然了，这个这个三 D 这两个字吸引我，还有就是周围的那些就是一起看电影的男人们的表情，可能也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哎，你就带着这种兴趣去看的？那我没去看，就如果我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两件事儿会是比较。 男人的表情呢？鲁迅早就描写过了。啊凡男人看色情的东西呢，基本特征就是被嘴半张半闭。 <laughs> 你太傻了！你回头看，男人总是这样的。嗯。就是凡是男人看到那种那种的灌希照啊之类的话，通常嘴半张。鲁迅一一眼就标出来。我倒感兴趣的是女人怎么看。 因为因为我真的有留心，我就看前后左右那些女的，她们的帕托的女的位置，就她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态度。但因为整个片子它不是让你入戏的，它这个游戏的成分很大，嗯，什么事情都搞得特别夸张，所以呢不色情， <laughs> 不是那女的看的也是开玩笑。我现在访问访问你啊，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电影上的那个色情镜头，嗯，哎，就好比说《色戒》吧，你看过吧？看过，看过。哎，作为女的会是什么感觉呢？有点尴尬吗？还是你要在电影院里，还是说有点？色戒实际上我挺投入的，就是我能进到这个故事的情节里头，我不觉得那个让我觉得尴尬，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很。 顺其自然到了那个份上，但会受刺激，觉得什么？我跟你说啊，兴奋吗？当时没什么感觉，事后以后跟人家聊天说：“哟，你说那梁朝伟跟汤唯，你说他们该不会？” 真有点什么吧？ <laughs> 然后呢，还会啊，然后还会聊说， <laughs> 那刘嘉玲介不介意呢？ <laughs> 哎，这是对对对，这是女的，那是事后的事儿。但是真的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进入那个故事情节，你觉得都挺理所当然的。嗯，而且我还特别想知道，就说当这个灯光一起来，散场了，就大家站起来往外走了，特别是我们都认识的，比如说我们一呃情侣 A 就是一对儿，情侣 B 一对儿，出门的时候那男的他。 他该说些什么吗？那怎么个打圆场呢？尴尬不尴尬呢？这次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这次呢，有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内地很多，包括深圳那边很多潮男潮女组团包场。你看香港有小电影院，就坐的跟按摩椅似的，一共就十几二十个位置，那很贵的票价，他们就把整个场包下来。然后去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怎么来说？我们说淫乱趴的也是有点过分了，但是是有点那个的活动。你说，你说十几个人的朋友啊，你不像一个郊游啊，对不对？你 <laughs> 也不像到海滩游水啊，对不对？你是去一起看一个三级片，而且是包场。 我觉得这包过以后，他们互相之间的哥们儿姐妹情谊会不会莫逆之交？莫逆之交，所以这可能是拉近彼此之间距离。 <laughs> 就是人事关系会不会？所以这个是我关心的。不过不过具体来讲，肉蒲团我散场的时候我有关心啊，我有看那些就是正正派派的那些青年男女，看完以后倒的确没什么，因为它戏到后半部分啊，它变成一证据了，因果相报。 搞了很多这样的内容，到了后半部分哈，没有太多的色情，就算他那里不穿衣服，你也不觉得色情了，嗯，因为有很多，反而有很多暴力的东西受不了。这部片子的真的过三级的地方是暴力。 性虐待，呃，性虐就是那些 detail，就是那些细节的东西。呀，就是你受不了的 <laughs> 哎，你这么说，我更想看了。那个， <laughs> 受不了就够了。我跟，我跟你讲， <laughs> 我跟说实在话，其中有几个场面，我隔了两副眼镜，还用手遮起来，无法看下去。嗯，你可以跟他去看。嗯，no no no，他会遮起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感觉这个肉蒲团有点拯救香港电影业的意思哈， <laughs> 但是徐老师这角度，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本来是一个有点臊眉打眼的事儿，嗯，但是呢，是不是一定的营销和宣传，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公是香港的文化事，对，文这文化事件。我觉得可能不完全。你像现在，你像新浪微博里头，苍井空。 苍井空，你们两位应该熟吧？哎，对，童颜巨乳，你算聊到我想聊的，是不是童颜巨乳？对他，他都在新浪微博上有自己的微博，而且很多文化人。 就是你平时觉得他们都就是非常的伟岸，对，就那种文化人，他们都会特别光明正大的会提到他苍井空喜欢他。那为什么会喜欢苍井空呢？那肯定是看过不少他的作品啊。A V 嘛，对啊。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关于看这种什么 A V 也好看这种色情片也好，它已经不成为一个大家觉得很不道德的事情了。你说这个苍井空啊，我还真的想起来，苍姐啊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我们讨论的空姐啊，空姐，空姐提出。 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你知道吗？他火到什么程度？内地的新闻传媒专程到日本。 采访苍井空，嗯，我看到了这个采访记，挺有意思的。比如说，苍井空觉得他这个对人对这男人哈，他最重视特质是持续力啊。你你不要想那个， <laughs> 人家说的不是那个，就说这个男人有毅力啊，是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而且，空姐提出了一个问题，丰子恺先生也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我为人类解答了这个问题。好，哎，这是什么问题呢？空姐就说了，说我就不明白啊，为什么就是睡？ 吃和性同为人这个三大最基本的欲望。嗯。但是为什么睡觉和吃可以公开的这样进行？为什么这个性大家好像要把它放在水面以下，就是呃忌讳看、忌讳提呢？哎，就有个禁忌呢。当年丰子恺先生也写过文章，妙趣横生的哈。嗯。他说：“你看，大家一桌吃饭，这个吃啊。”嗯。 吃好吃，这好吃，我最喜欢吃这个。食色二欲， <laughs> 对吧？食色二欲，这个吃为什么可以这样？嗯，对吧？你知道最后我那天突然间我就开悟了。嗯，为什么？短缺经济学，你发现没有啊？这个食，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呃食物啊，从最开头人类的食物很少，到现在你看一桌吃饭呢，嗯，食物是过剩的啊，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不管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女女人或者说男人，对于男人的女人和对于女人的男人，这个个数、这个资源、这个数量没怎么变过，你明白吗？哎也就是说啊，我现在发现啊，是不是什么东西短缺了，大家就得偷偷的。你记得当年就是就是文革的那个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呃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呃都不让吃好吃的嘛。呃张一和有写吃了好吃的东西得藏着。 谁家吃有好吃的？那个时候啊，就包括我们家有点好吃的，是偷偷的吃，偷偷的吃，要不然会被人家说。但是，说的是有点道理了。但是，呃，我记得那时候没吃的时候，大家讲吃也是很开心的。 就是说，我记得在乡下，要杀一头猪之前几天，大家什么事情都不不做，就整天在讲吃。就是说，口头的得到的满足啊，就是短缺啊，他他也讲得很厉害啊，大家讲色也讲得很厉害。 <laughs> 但是，就是如果说是真的，这玩意儿，我的意思是说啊，会不会引起嫉妒？比如说，为什么一个人的男女啊，他搞这种关系的时候，他老是现在遮遮掩掩的？因为是不是还有很多光棍儿？人家这方面很少。 我觉得不是，我是从女孩子的这个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事情的哈，我可能没有把你就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理性，什么经济学什么短缺，它就是一种情感，就是说我有在某一个时候的某一些表现，我只属于你，你只只有你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情感，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会把这一部分东西，我只有你能知道，你能看到，这是你的部分的东西。有人有人吃呢，这个吃吃相， 大家都可以看到。没有你，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一起吃，很多人呢，就社交场合吃，我肯定吃的特别斯文。 但我在家里吃，我可能把脚我放在放在椅子上，我我那样吃。哦，对，这是不一样的。那他暴露狼相， <laughs> 是这么个意思。还还是会有场合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跟我的呃爱侣在一起，我如果在出席公众场合的时候，我肯定要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我不希望把太私密东西跟大家分享。嗯。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只属于我们俩的，或者只属于家里人的。我觉得这种情有他这也是我有一个说法可以验证他的说法，就有采访 Playboy，就是他跟很。 很多女的有过和人家问说，他说都不一样，人家说有这么不一样吗？他说你们错了，不一样的不是身体，不一样的是脸，就是每一个再美丽的女的，她在那一个时候的脸的表情是与众不同的。哦哦哦，徐老师又。 表情又七情上面， <laughs>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私隐嘛，嗯、所以为什么人很多明星很多人的老板花很多的钱都花多少万要睡他一个晚上，他们也是想得到这一个满足嘛，嗯、就是说他其实其实也许就是这样吧。但是你看很多文学作品当中描写妓女，嗯，她在卖身的时候，你可以怎么都行，但是你不能亲我的嘴。 呃，他的亲，他把亲吻这个东西看成很神圣，甚至比性还神圣。他把亲吻这件事情留给他觉得，他只能把这件事情留给他以后爱的人。嗯，那可能因为他做的是这个工作，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普通女性一样是把一个比较就是说私密的。看来是每个人呐，就是并不一定定位在肉体和物质上，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所谓最干净的地方，是只留给一个。 一个人的，挪威的森林嘛，那就是。什么叫挪威森林 <laughs> 又来了啊！香港的调查，很多性工作者啊，都是有家庭的，嗯，就是他自己有家庭，而且有很多人是瞒着自己的家里人的，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家里人，他在养家糊口，他就是说，他是我，他我的身体在工作，但他心里觉得我的丈夫，我是忠实于他的。 我的小孩，我是一个好母亲。就这个，我我们就照一般的概念来说，觉得你这这很不可思议嘛。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不，他心里是这样觉得的。嗯，哎呦，他可能会保留了某一个形式感的东西，留给她的她的丈夫跟孩子。但是她丈夫接受这种形式，那就不知道，了。那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过法了。哎呦，真是，嗯，咱这个话题还是暂时打住了。 <laughs> 咱既然说起电影啊，嗯，我觉得倒挺想听李艾说说。哎哎，最近看了个也是个。 日本的电影，哎呀，看得我特别的纠结。今天我来之前，我的助理还在我家里看那个电影，因为他听我说了太多，他想看看。叫《告白》，我看过。那个那个就是《告白》的海报有两款，一款呢就是松隆子，松隆子可能在很多就是我们中国的影迷心目中，中就是那种很纯美的女生。她是一张特别干净的脸，但是嘴角这边稍稍有点点上扬，就是一种很诡异的。那个教师的，对。 这种笑容，然后还有另外一张海报呢，是松隆子坐中间，然后他的学生，因为他是个老师，在戏里头，学生就像毕业照一样，特别安静的坐在旁边，看的是都是特别团团圆圆、特别美好的照片，但里面的那个内容，简直让你真的就是你会不断的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听起来特别荒谬，两个未满十三岁的少年杀死了松隆子的女儿，在戏里头的女儿，原因都特别的。 奇怪，一个呢是为了引起他母亲的注意，因为他母亲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他希望通过报纸上、电视上的大量的宣扬，说他是个杀人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报道，让他的母亲注意到他。另外一个呢是为了报复他的朋友，因为他这两个孩子，比如说一个 A 一个 B，这两个孩子是好朋友，不算好朋友。A 因为想杀人，拉上 B 来帮忙，结果呢 B 呢就以为 A 呢当他是好朋友。 就尽力的帮他，结果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他只是想利用他。他为了报复这个这个哎，其实小小孩还没死在他手里，他把他扔进了池塘。最后致死的人反而是 B，也就是说 A 想杀人但没杀死人，B 不想杀人，结果最后把人给杀死了。我改个片名就叫《人性的证明》。 就是整个主题就是写一个人性的复杂性，而且他用了一个罗生门的不同的角度，嗯，不同的人叙述同一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这次香港金像奖，他得了亚洲最佳电影。哦，得了亚洲最佳。哎，那咱们先去下广告，你们得说说这电影有什么神道的。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吧？你就听这个谁杀谁，谁杀谁？但为什么这个电影吸引你呢？我是觉得你听起来都觉得坏人。如果按我们的正常分析的话，这里头有坏人，两个杀人的肯定是坏人，对不对？但他们是小孩儿。你从片子里看，他拍的还特别唯美，特别纯真。嗯嗯嗯。然后他还展现了就是可能学校里大人所不知道的，就是孩子与孩子之间的那一种争斗的东西。就感觉所有完美的东西下面似乎都有一点点脏兮兮的。 那种人性阴暗面的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完以后，你觉得每个人都特别可怜。里头的片里头的所有人都特别可怜，包括杀人犯也可怜。对，杀人犯也特别可怜，包括杀人犯的母亲也特别可怜。然后，当然你不要说这个这个老师，但这个老师后来的报复手段也也挺狠的，但你也觉得他特别可怜。所有的人都得不到救赎，就在这个片子里头，所有人都感觉他有做错了事情，但是所有人。 都在一个错误滚着另外一个错误，不断的滚下去，你都觉得他们得不到自己的救，你会有种感觉，就报复别人比自我救赎要更加的容易。 所以很多人都会是选择都是你的错，没有我的事儿，所以我报复你，因为你你这你的你的行为导致了我的问题。你不觉得现在跟现在的很多我们的社会的真实反映的事情非常像？你包括要加息，指指向这这最近这个杀了十个人的，你这东北这叫周周雨欣嘛？叫什么？杀岳父啊，老婆啊，孩子啊，这都是这现在当然这案子最后还没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传出来的消息有说是跟他岳父借钱。 借不着，还有说呢，他老婆老玩那网，他怀疑他老婆给他戴戴绿帽子等等。你看，就是所有生活当中的受挫不满，就像你说的一样，他指向外，他指向外。嗯，包括前一阵上海机场捅亲妈捅九刀啊，嗯，那个就是说啊就不给钱，当然说是神经病，嗯，这还有一种 <laughs> 并列的解释，这是不是神经病？嗯啊。 那个余余华有个小说叫《现实一种》，其实很早就做过预言性的描写，嗯，就是很多都是细节偶然的细节，但背后是人性的阴暗，背后是人性的阴暗。所以这个电影它让我觉得特别刺激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它会用每个人自己的角度去述说这个大家看到的事实。当你你通过这个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逻辑来听他是对的，他自己的逻辑这是对的。 但是你从外人看起来说，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所谓说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志啊，就是里边每一个人都是正常人，但是不可遏制的滚入一个悲剧。很多好人何启廉做了一件可怜的坏事。哦，他、罗生门的方法。另外，挪威的森林最近也拍成。啊，对对对对，我也。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